第六十集，林和熙循声垂头望去，看见方清明站在看台底牌，笑容满面的朝他招手，指着右侧放包的空位，示意他过去坐。他从过道台阶走下去，瞥见方清明左侧还坐了两个模样清秀的女孩。看清林和熙的长相以后，两个女孩频频好奇的侧过头，悄悄打量坐在方清明另一侧的林和熙。 并未向两个室友多做介绍，方清明有些不好意思的对他道：“我被我室友拉过来的，他们来看游春和周轩打球。”林和心眉间轻扬：“ <laughs> 你们女孩子都喜欢游春和周轩这种类型的？何止是我们院啊！”方清明突然有些生气，话里满是意有所指：“还有人不给自己院的球队加油？” 厚着脸皮跑到我们这里来献殷勤的。注意到他说完，视线就直直定在看台下方。林黑西心中觉得好笑，虽然有些不明所以，仍是跟着他的目光朝下方望去。却在看清场外休息区的情况时，面上神色微微顿住。周轩已经不在原地，有个穿露脐背心和短裙的黑长卷站在游虫面前，仰头与对方说话。 普通学生不会被放入场内，他身上穿的那套衣服明显是对面美院啦啦队的队服。裁判在场边催促双方上场。尤虫将手机放回外套口袋中，反手要将外套脱下，女孩伸手去接。林黑西霎时眯起眼眸来，起身靠上看台前的栏杆，叫了一声尤虫的名字。尤虫闻声回头。 看见站在看台上的林和熙时，有些意外的扬起眉来。林和熙冲他挑唇一笑，伸出双手来：“我帮你拿衣服和手机。”朝看台的方向走了两步，尤虫将衣服脱下来，隔着栏杆抛入他怀里，嗓音低沉而好听：“拿好了。”林和熙抱着他的外套，唇角笑意更显。尤虫擦过女孩，走向场内。 与对方再无任何交谈，林和熙退回座位上坐好，支着下巴垂眸打量站在看台下的女孩子。皮肤很白，个子不矮，两条腿又长又直，再加上黑色的长卷发，是有虫喜欢的类型没有错。他目光上移，不着痕迹的看向对方的脸，而后顿了顿。对方那张脸让他莫名觉得熟悉，只是怎么都想不起来，到底是在哪里见到过。 女孩很快就离开，林和西已不再深究，收回自己的视线，继而抬头看向场上战况激烈的球赛。显而易见的是，美院的实力不如理工院。上半场结束时，理工院的分数已经与美院拉开了不小的差距。休息环节有啦啦队的表演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场内的表演上。尤虫坐在长凳上仰头喝水。 白色的毛巾随意挂在脖子上，视线漫不经心的从场内扫过。察觉到尤虫视线的落点，林和熙心中有些不高兴，顺手将尤虫的外套穿在身上，抓准场内无人注意的间隙，他从看台的栏杆后翻越而下，走到尤虫身边，弯腰落座，语气意味不明的问：“好看吗？”尤虫转过脸来。 目光在他穿的那件外套上停留两秒，没有回答他的话，而是哼笑一声道：“哼， <laughs> 我只说让你帮我拿，没说要借给你穿。”林和熙眼眸微弯，侧头看向他道：“你也没说不借给我穿啊。”尤虫嗓音淡淡，狡辩。他先眸去看林和熙的脸，却只看到对方戴在头顶的棒球帽，和从宽大的帽檐下。 露出的小半边脸，尤虫蹙起眉来，只觉得那顶棒球帽十分碍眼，忍不住抬手去摘。你在室内戴什么帽子？没有忘记自己脸上破相的事，林和熙动作极快的偏头躲开他伸过来的手，不慌不忙的解释道：“早上起来头发太乱，我拿帽子压一压。”对方果然不再说什么。 继而将目光转向正前方，林和熙压着帽檐凑近他，声音贴着他的耳骨轻轻响起来：“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”尤冲头也不偏地问：“什么问题？”林和熙再次重复：“好看吗？”尤虫微微侧过脸，神色有几分复杂：“林和熙，你是女人吗？” 被点到大名的人面露困惑，怎么？尤崇道，只有女人才喜欢缠着别人问这样的问题。林和熙眼中莫名更甚，难道男人就不能问了？良久的沉默过后，尤崇目光瞥向他身上的外套，敷衍而不耐的吐出两个字来：“好看。”林和熙不怎么高兴的盯向他的侧脸，不依不饶的追问。 哪里好看？尤虫神色愈发古怪。你不要得寸进尺。我怎么就得寸进尺了？林和熙轻声嘀咕。那你告诉我，你觉得哪一个最好看？尤虫一怔。哪一个？是啊，哪一个？煞有其事的点点头。林和熙危险的眯起眼眸来。 符合你对女朋友挑选标准的人太多了，你告诉我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尤崇面色骤然黑下来，许久没有说话，并未注意到他面上神色的变化。林和熙催促他：“你倒是说说看啊！”很快恢复如常，又因为林和熙的问话而心有不悦，尤虫语气微微冷下来：“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想帮我牵线？” 牵线谈不上，林和熙言辞间满是谦虚，说起违心话来脸不红心不跳，就是替你把把关，替我把关。尤崇推开他，嗓音彻底冷下来：“你要怎么替我把关？又是要以什么身份替我把关？”林和熙眼眸轻眨，歪过头试探般的问：“朋友？” 显然，这并不是什么好答案。听到这两个字，尤虫非但没有消气，面上反而有明显的韵色浮现。朋友，他气急反笑：“你是我朋友吗？”林和熙倏然愣住。尤虫不再说话，丢下他起身离开，满面怒容的模样竟不思作为。对方起身时动作太急。 松松挂在脖梗上的毛巾从肩头滑落下来，林和熙下意识的伸手接住那条毛巾，然后才抿紧嘴唇，无声无息的垂下眉眼来。难道他们连朋友也不算吗？耳旁啦啦队表演的音乐渐渐停息，休息区的队员们也终于发现，长凳上凭空多出一人来。转头将毛巾叠好放在凳子上，再回过头来时，林和熙余光骤然瞥见。 脚边本是明亮干净的地面上，赫然多出大片阴影来。他抬起头来，视野内的光线被遮得严严实实。几个穿球衣球裤的人已经将他团团围住。站在中间的人朝他迈出一步，语气凶巴巴的问：“你是林和熙？”林和熙道：“我是。”旁边立即有人道：“之前就是他占我们的场地，没错。” 中间的男生点点头，眉头紧皱。上次我请假没来，想撬我们兄弟墙角的人也是他。那人连忙摇头：“不是他，那是误会。”男生了然的转过脸，表情也跟着凶狠起来。撬墙角的事既然是误会，我就不提了。你跟我们球队结下梁子，还敢跑来看我们的球赛，还敢坐在我们球队的休息区？他话语一顿。 视线从林和熙那张被遮住大半的脸上落到他穿的外套上，当即横眉竖眼道：“你还敢偷拿虫哥的衣服穿？”自动过滤掉对方最后这句话，林和熙神色不变的坐在凳子上。 <laughs> 除了上次的误会，我怎么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和你们球队结过梁子了？当他是故意嚣张挑衅。 男生瞪着眼睛，伸手要来抓他的衣领。你，想在你爷爷我面前装失忆？比赛结束以后别走，爷爷我打到你想起来为止。林和熙侧身避开他的手，对方的手臂重重撞在他的帽檐上，将棒球帽从他的头顶撞落。